第五十五集，林和熙差点就信了。反应过来以后，看向已经从自己面前退开、唇角挑起明显弧度的游虫，他突然心情复杂而微妙，觉得自己是在自食其果。思绪发散的间隙里，游虫的视线已经由他的脸滑落至他的大腿。对方哼笑一声道：“哼，又跟我玩没穿裤子的把戏。” 林和西诚实的开口：“这一次，是真的没有穿裤子。”明显是不再相信他的话，油虫伸手去掀他的 T 恤衣摆，林和西躲避不及，T 恤的衣摆落入油虫手中，被对方倏然掀起。下一秒，油虫的目光直直掠向他衣摆下两条光溜溜的腿，继而轻轻凝住，丝毫不在意自己被看。 林和熙迅速反客为主，意味深长的问：“好看吗？”不动声色的回神，尤崇放开他的衣摆，不咸不淡的点评：“还行。”就是，对方眼底泛起轻微戏谑的笑意，仿佛是在对林和熙当初的问题做出回击。他又意有所指的补充：“跟我比，还小了点林和熙脸上微丧。 自己就是在自食其果，他沉默的想。在客厅的沙发里找到被遗漏的裤子穿上，也没有再向油虫要回自己那瓶洗手液。林和西从对方家中离开，回到楼下自己住的地方，收拾倒落在门口玄关的鞋架和鞋子。接下来的两天里，除了回学校上课和吃饭睡觉，剩下的时间都被他用来画画。 周二晚上的选修课，林和熙迟到了五分钟，且上课以前他忘了叫油虫或者羊卷替自己占座位。打报告进门的时候，已经做好没有空位的心理准备，林和熙却意外地发现，教室中间还留出了一个空位。不偏不倚，恰好就在油虫旁边。座位是谁替他留的？答案呼之欲出。 林和熙笑容满面的在尤崇身侧坐下，故意扭头对杨卷道：“谢谢你帮我占座。”杨卷呆了呆，想要开口解释，旁边的尤崇已经将林和熙的脸掰向自己，神色不快的提醒道：“你该谢谢的人是我才对。”林和熙面上笑意加深，眼眸微弯道：“谢谢虫哥。”尤崇眼眸一深，良久没有开口说话。 林和熙故意抬起手肘轻撞他，刻意压低的嗓音里裹着浓浓笑意。“哎，你听到了吗？”尤虫瞥他一眼，“我听到了。”林和熙不依不饶，“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”尤虫神色淡淡，“不用谢。”不满意自己听到的答案，林和熙单手托腮，眼眸专注的望向他。“还有呢？”尤虫面露不耐。 还有什么，哥哥？林和熙故意拖长音调。你说还有什么？尤虫想也不想的拒绝。我没有你那么脸皮厚的弟弟。了然的点点头，林和熙略作思考。嗯，不想叫弟弟，也可以叫点别的。尤虫顿了顿，冷淡的开口：“叫什么？”没有回答他的话，林和熙转而拍了拍杨卷道。 哎，你有哥哥吗？杨卷点了点头，有。林和熙满意的笑起来。你哥哥一般都怎么叫你啊？杨卷想了想，脸有点红。跟着我妈妈叫。林和熙兴致勃勃的追问：“那你妈妈是怎么叫你的？”杨卷没有说话，脸却更红了。林和熙眼也不眨的望着他。杨卷红着脸，声音很小的开口。 玄玄宝贝，唇角弯出明晃晃的弧度，林和熙转过脸，笑容狡黠的冲油虫挑起眉来。两个月以前的油虫，接受到来自林和熙这样的暗示，必定会怒火中烧；而两个月后的油虫，却是习以为常。此时，一轻轻勾起唇角，低声吐出三个字：“想得美。”两节选修课上到最后。 选修老师放出了下次户外实践活动的具体方案。第二次的户外实践主题是夜爬城南山。这座不怎么高的山脉离大学城很近，整个大学城就坐落在城南山的山脚。城南山虽然是国家级别的著名景区，却常年对所有游客免费开放。山顶有一座高塔，爬上塔顶能够俯瞰整座城市中漂亮的夜景。 因而去夜爬的人并不少，活动时间就定在本周六晚上，下周晚上的选修课直接给大家放假休息。虽然是去过很多次的城南山，但是学生们还是对这样的集体活动兴致颇高。有人举手提问：“能不能带朋友一起去？”选修老师思考两秒，最后还是松口同意下来：“嗯，可以。” 但是人不要太多，我把你们带出去，就必须要保证你们所有人的安全。夜爬会赶在学校寝室楼关门以前回校，大家不需要准备太多东西，也就免去了组内成员提前约出来见面、去校外租户外用品的程序。下课以后，大约是有其他的活动，游虫与寝室里其他三人先走了，林和西挤在楼梯间的人流里。 独自走出教学大楼，然后在路边遇到了同样上门课的方清明。方清明隔着涌动的人群高声叫他的名字，转身让同行室友捎上自己的书先行离开，然后艰难穿过密集的人流走向他。大三晚上也要来上课吗？林和熙笑道：“如果选修的学分没有修满，就算是大四也要来上课。”方清明明白的点点头。 我们还没有开选修课程呢。林和熙带他走到人少的地方。你一个人来上课？方清明道。我让室友先回去了。林和熙想了想，开口问他：“你想不想喝奶茶？”方清明眼眸一亮，答得很快：“想喝。”被他的模样逗笑，林和熙懒洋洋的勾唇： <laughs> “那我请你喝奶茶怎么样？”方清明也笑了起来：“ <laughs> 好啊。” 两人没有出校门，直接去了学校里的后街。后街位于宿舍区的后方，穿过宿舍里的小篮球场就能到。此时学校里的学生都已经下课，整条不大的后街里热闹而喧嚣。年轻的大学生们结伴穿行在街上，高人气的小吃店里更是人头攒动。奶茶店里已经没有多余的位置。 方清明带他去自己常去的那家甜品店，两人坐下以后，点了两碗芒果糯米做的冰甜点。方清明问他：“选修系统中有什么比较有趣的课程？”林和熙自己选的课程里能说来给他参考的并不多，就今晚的这门课程，简单说给他听。方清明听得跃跃欲试，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：“我先记下来，以后再选。” 林和熙静静看他在手机里敲字，转而想起上周在美术用品店中见到的男生。当时林和熙以方清明的男朋友自居，对方脸上的表情看上去不像是对方清明没有任何心思的模样。他问道：“上次那个男生，就是拒绝你的那个？”方清明一愣，犹豫着开口：“他好像和你那个朋友认识。” 林和熙也有些意外，他没有料到学校里的圈子会这样小。认识也不奇怪，他看上去家境也不差。与林和熙恰恰相反，方清明更加在意他那个和夏成峰认识的朋友。你那个朋友是不是叫尤崇？林和熙眉间轻扬，你认识？方清明有点不好意思。我们宿舍经常在熄灯以后讨论学校里长得好看的男生。 林和熙面露了然，方静明又一次语气迟疑：“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？”